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二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例如，该加油了，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？有，你放心吧。男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 六，你的房间实在是太脏了，快找时间好好打扫一下吧。行，我午饭前一定打扫干净。那个房间怎么样？ 七，我们是去爬山，你拿塑料袋干什么？我担心山上没有垃圾桶，总不能乱扔垃圾呀。女的为什么要拿塑料袋？ 八，小夏，这次的调查结果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表示愿意参加环保活动的人达到百分之九十，只有百分之四的人回答说不感兴趣。关于这次调查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九，这个盒子还有用吗？没用，我就扔垃圾桶里了。别扔，正好可以用它来放网球。女的对那个盒子是什么意见？ 十。王先生，上星期跟您约好明天见面，您还记得吧？张小姐，我刚刚接到通知，明天要出差，很抱歉，等我回来以后再跟您联系。我下周一回来。关于王先生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十一，牙膏用完了，家里还有新的吗？有，我上午刚买的，就在那个塑料袋里。男的想要什么？十二。 太失败了，我怎么觉得自己什么事儿都做不好呢？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在做之前至少要考虑三点：首先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；其次，你的方法是什么；第三，你计划中的结果是什么样子。女的没提到什么。